而坐稳咗奴隸嘅中国人就人人山呼万岁，歌颂英明。嗰啲良知未泯、理性未死嘅中国人，此时此际如果读一读陈独秀的最后见解呢本书，相信真系会悲从中来。多谢各位收睇收听本节目，下集再见。